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上一讲咱们说到，这个叶廖缅科同志居然在哪儿跌倒，在哪儿爬起来，了解放了当年的伤心地斯摩棱斯克啊！这个战役呢，重创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，让他被迫后撤了一百五十多公里，跟南方集团军群呢被广袤的沼泽地分割开来。下面苏联人就要对南方集团军群动手了。自从一九四二年希特勒把进攻重点转向南方以后。 南方集团军群虽然经过了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两次大败啊，但依然是这个德国三个战略方向里实力最强大的一个。此时，拥兵超过了一百二十万人。德军东线的大部分装甲的部队和空军也在这儿，拥有超过两千辆坦克和两千架飞机。指挥官曼施坦因元帅更是公认的一代名将。 库尔斯克虽然失败，但是曼施坦因呢通过漂亮的反击战重创了追击的苏联坦克部队。这一招呢可以说是挽救了德国的南方集团军群啊，否则肯定没法顺利撤退。因为啊，乌克兰跟苏联北边那些地儿不一样，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形，无险可守，特别适合苏联坦克集群行动。德军当年在这儿进兵也是风驰电掣啊，不过现在局势转过来了，轮到特三四在大草原上奔驰。 就这样，德军的撤退也可以说是狼狈不堪。好不容易度过了第聂伯河，也来不及好好休息一下，赶紧就得又开始修建所谓的东方壁垒，准备迎接苏军下一波更猛烈的进攻。苏联人虽然打了胜仗，不过自己损失不小，而且他们深知曼施坦因的厉害，所以这次呢可以说是给足了曼帅的面子，把全部六个坦克集团军、十一个近卫集团军中的八个调到了南线啊。 这样，他们对曼施坦因就有了两倍的人数优势，飞机、坦克数量就更多，大炮甚至有四比一的优势。趁着这个冬天没到，苏联人打算再干一票大的，最好能一举打垮曼施坦因，然后突破第聂伯河，解放乌克兰首府基辅。第聂伯河是欧洲第三长河，长度仅次于伏尔加河和多瑙河。河的下游啊。 这个超过三公里宽啊，比咱们那个南京长江大桥下面那部分的长江还要宽。而且呢，第聂伯河西岸非常陡峭，德军在这个崖壁上呢修建了无数的要塞和工事，非常坚固啊。对于怎么进攻，苏军这边有两种意见啊。第一种说呢，甭急啊，先停下来做整顿，然后选取两处敌人防线上的薄弱点。 突破之后进行前行攻势，分割包围啊！但是这么做的缺点需要大量时间集合部队进行准备，而且呢，装甲部队突破德军防线之后啊，再被这个容易再被德军呢从侧翼反击切断啊！这已经是这个这两年苏军挥之不去的噩梦。 于是呢，第二种意见就占了上风。啥呢？趁热打铁，立即进攻，在广阔战线上兵分 N 路啊，多路突击，让德军分不清哪是重点，哪是样攻，然后全面强行突破。这个意见呢，最大的缺点就是可能会会死很多人啊。但是显然这不是啥问题啊。斯大林非常痛快的就批准了，要求呢在十一月七号，也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之前解放基辅。 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是吧？苏军的几位将领啊，一商议，决定八月份展开进攻啊。要说这个时间真够紧张的，刚打完库尔斯克那么一场大战役啊，长途奔袭到第聂伯河边啊，人困马乏，你不先得休整休整吗？是吧？而且德军撤退的时候呢，实行了焦土政策，所有东西都被毁了，更不用说原来河上的渡船了啊。朱可夫说，不能不能休整。 你准备好了，对面德军准备的更好。那你没看库尔斯克咱们是怎么打败他们的吗？吧？现在德国人在加班加点修他们的东方壁垒，越拖越不好打。于是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六号，苏军发动了下第聂伯河战役，主力依旧是罗克索夫斯基指挥的中央方面军、瓦图京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和科涅夫指挥的草原方面军，另外还有俩方面军配合，总人数。 达到了惊人的二百六十五万人，呃，所以这次战役其实也是二战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。苏军第一步是要把第聂伯河东岸的残余德军肃清啊，这一点呢不算很难，是吧？因为在毫无遮蔽的大草原上，想拦住苏联坦克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希特勒开始还命令德军死守几个据点，但是很快发现呢这没戏啊，于是就同意曼施坦因把部队撤到第聂伯河防线。 九月底是吧？苏军攻占第聂伯河东岸最后一个据点波尔塔瓦，下一步就是怎么渡河了。第聂伯河虽然险要，但是德军在这儿不可能处处设防，总会有漏洞。九月二十一号晚上，河面上大雾弥漫，科涅夫派遣几支小股步兵部队游泳渡河啊。 由于这个渡河地点呢，只有德军一些士官学院的学生组成的部队，所以根本就无法抵挡。之后几天，苏联人在三百公里长的战线上开始大规模渡河。虽然在德军炮火下损失惨重，但是呢，有大量苏军又用用这个游泳或者划竹排的方式过了河。啊，到了月底，苏军已经在第聂伯河西岸建立了二十三个桥头堡，而且呢，苏联人还罕见地使用了空降部队。 把三个空降旅投到了德军后方啊！不过这个苏联的空降部队水平不咋地啊，空投下去呢就被打散了。德军很快就开始对每一个桥头堡发起了猛烈的反击。苏联人过河的只有轻型装备，只能用铁锹挖掘简易战壕，根本没法应对这个德军坦克、飞机的冲击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只能靠人的血肉之躯来硬扛。 几天战斗下来，渡河的苏军部队损失超过一半，但是依然死守住了桥头堡。科涅夫也调集空军、炮兵给予支援，同时抓紧时间建浮桥，把重型装备运到对面。十月中旬，几个桥头堡连成了一起，形成了一个三百公里宽、八十公里深的巨型桥头堡。这就意味着德国人想依靠第聂伯河天险进行防守的愿望彻底落空了。 苏联人下一个目标就是基辅了。一九四三年的十一月三号，苏军向盘踞在基辅附近的德军发起了猛烈炮轰。仗打到这个时候，苏联人对炮兵的运用啊，是越来越有心得。 他们经常能非常隐蔽的把大量炮兵调集到一起，然后突然发起炮击，让德国人猝不及防啊！而且呢，像卡秋莎装这种装在卡车上的火箭炮，走到哪儿放下支架就能开火，打完了马上能转转移。德军挨了一顿火箭，连反击都做不到。驻守基辅的是由霍特大将指挥的第四装甲集团军。 这支部队虽然是久经沙场的战场老鸟，但是也被持续整整一上午的炮击打蒙了头，没有组织任何像样的抵抗。瓦图金指挥的部队从两翼包围，很快就切断了基辅郊外的道路。霍特没有遵照希特勒的命令死守，在包围圈合拢之前溜了出去。虽然保住了这个部队，但是自己呢被希特勒解职，从此呢再也没有被启用。 十一月六号，基辅被解放。不过让苏联人遗憾的是，只抓了六千多战俘，跟当年在这儿被俘六十六万人相比，这个差距有点大啊。接替啊霍特的呢是劳斯上将，这是一位希特勒的奥地利老乡。希特勒命令老乡立刻发动反击，夺回基辅，而且呢给他增派三个装甲师和大量的炮兵。这里边呢。 呃，就包括咱们前面说的武装党卫军第一装甲师，啊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阿道夫·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，再加上之前霍特撤退保存了实力，所以劳斯的反击开始很顺利。瓦图京赶紧派近卫坦克军，啊，双方呢爆发了大规模坦克战，党卫军疯狂的战斗难以取胜。很快，苏联秋天的雨季来到，地面变成了一片大泥塘。 双方都暂停行动。时间来到十二月，又到了冬天，这是德国人第三次感受苏联的冬天了。那准备工作呢，比两年前强了不少，至少大家都有军的衣穿。那随着地面被冻硬，德军在十二月五号再次发动进攻。这次德军也动用了一个空降师，不过呢是拿来当普通步兵部队用的。几天进攻下来，苏军两个集团军面临被包围的危险。 瓦图京赶紧要求增加支援啊！斯大林非常大方的调拨给了他两个集团军。从这儿咱就可以感受到苏联在兵力上的巨大优势。几个集团军不叫事儿是吧？这都不算事儿。有了美国卡车，随叫随到是吧？劳斯的攻势很快被阻止了。随着气温骤降，德军再也无力夺回基辅，苏军也停止了进攻，积蓄力量准备下一次大战。 下第涅伯河战役至此结束。这次战役呢，名气不算大啊，跟它的这个规模远不成正比啊，但是意义非常重大，是吧？这个苏军突破了德国啊，依托第涅伯河建立的东方壁垒啊，还解放了基辅，可以说呢，取得了一次大胜。 美中不足的是，没有大规模歼灭德军，也没能切断南方集团军群的后路。很多重要的据点和铁路线呢，也还在德国人手里。之前斯斯大林雄心勃勃地说要在此地围歼一百万德军，实际上呢，远远没有达到。啊，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，三个多月的战役结束，总共也不过俘虏了九万多人，其中呢，还有一多半是来不及撤走的伤员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苏联指挥官的能力啊，咱们以前呢总觉得苏联军官水平一般，只会用这个人海战术，远远不如德国的那些名将啊。但是咱们这个呃，换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，就是任何人指挥作战都得根据具体情况啊。这个时候，苏联军队的质量还是远不如德军的。 最大的优势在于数量啊，所以作为指挥官，你必然得根据这个制定战术，扬长避短，把优势发挥到极致，最终把仗打赢才是硬道理啊！所以这一仗，苏军就是使用了多点突击战术，连续不断进行一波又一波的进攻，让德军精锐疲于奔命。每增援一个地区，其实就意味着无法增援其他地方，这对于苏军来说是一个最合理的方式。 当然，这么做的缺点就是进攻速度比较慢，很难形成大范围穿插包围，而且呢自身损失比较大。但是这对于苏联人来说都不是问题，拥有人员和物质的绝对优势，只要这么一步步打下去，最终必然胜利啊！就是耗死你。反观德军这边，在这么长的战线上防守，防线势力必然薄弱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着重防守几个要害地区，然后通过反击击退苏军。 但是这要求他们必须连续不断的进行机动作战，这就让本来实力大不如前的装甲部队更加疲惫，最后还是防守不住，不得不大范围撤退，才勉强避免了覆灭的命运。下第聂伯河战役持续了将近四个月，范围非常广，双方的损失数字呢都很难统计。一般来说呢，苏军伤亡大致在一百一十八万，其中阵亡二十八万左右；德军这边呢伤亡五十万。 接近了库尔斯克会战的水平。斯大林急于解放基辅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啊，就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底，他要和英国首相丘吉尔、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第一次“三巨头”会议，也就是德黑兰会议。在开会之前，一场胜利能大大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啊。关于这场会议的故事呢，咱们会在以后的节目里呢详细给大家讲。一九四三年就要过去了。 回首这一年的苏德战场，虽然还是经常打败仗，但是苏联红军还是一步一步走向最终的胜利。到了一九四三年底，苏军呢还会发动一次大规模圣诞攻势。关于这次攻势以及一九四四年更大规模的解放，咱们就放在后面的节目里再说。感谢大家收听苏德转折这一部分的。 节目，下一站呢，咱们就要离开冰天雪地的苏联，到四季如春的地中海，看看盟军是怎么打回欧洲的。咱们到时候再见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